锵锵三人行， <laughs> 哎，咱们星爷哈当了政协委员，真的是不一样， <laughs> 有水平了现在，有水平，有很多很很好的建议， <laughs> 对对对，对吧？比如说他说到北京啊，他鼻子就鼻敏感，空气不好，对，然后刚才不是研究问我这是为了什么，是吧？我就说北京历史上就是地理位置天气不太好，然后星爷你看这个政协委员这说顶改们波了。 <laughs> 为什么不搬？不过，真的历史上 <laughs> 是好几次有人建议过，就近年都其实还有人建议，真的提过要迁都，嗯，这件事，或者至少不是迁都，就至少把大部分的商业工业活动搬走。他是觉得北京的有些天气啊，很适合用在拍这个《西游降魔》。 <laughs> 咱咱外城打不，不用找外景了，不用特技了，特特效也不用，特效也不用了。 <laughs> 对对，拍纪录片就能当阿凡达看， <laughs> 所以这个还是说星爷的这个这个这个《电西游》啊。那天咱们聊《西游记》，嗯，聊得很深，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西游记》啊，不同的人真的是有可以有很多理解。嗯，哎，你竟然真敢没有看完过《西游记》呢？还是没有从头到到尾？ 嗯，看过一整遍，一整片，但是都是片段片段片段的，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呃，你知道我们粤语长片有没有看过？粤语长片对多了，对，广州这个 TVB 啊，什么后后后半夜都播那个。对啊，对啊，那个我们就是五零年、六零年代已经有这个粤语《西游记》的粤语长片了。说你的如来神掌就是那个粤语长片里的。 对，《如来神掌》是粤语长片的《如来神掌》，但是还有很多《西游记》的什么白骨精啊、鸡蜘猪精啊这种粤语长片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粤语长片，然后就看书，但是看书好像哎粤语长片更好看了。 <laughs> 回 <laughs> 去看粤语唱片，这个书很复杂嘛，那个小那个时候很小嘛，就很多字都看不懂啊。嗯，他还他还是这个文言的，半文半白的，半半一半的文言的，哇，就是还是看这个 <laughs> 粤语唱片比较，这个然后就很多都是从粤语唱片里面，就是第一个现象啊，就是尤其是那个，呃，我印一象。 的比较深的就是这个这个孙悟空，无他七十二变嘛，七十二变，他的能力是应该是最大的。他要干什么？他一个跟斗要走多远啊？十万八千，十万十万八千里。嗯。但是呢，他跟鱼来去对抗的时候呢，就是他无论怎么样，他跑不出鱼来的手手掌心。嗯。他打了很多跟斗去了这个地方， <laughs> 没有了。我已经。 完全是没人可以跟着我的，但是有有五个山，其实就是如来的手， <laughs> 我就觉得他还在那边撒一个尿， <laughs> 然后就是说老孙到到此一游，最后的如来就让他看是不是这个， <laughs> 其实你都在我的手，在这种就是。 在我最小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棒了！这是情情节是这样子。你从小是算是好武不好文是吗？呃，也可以说是这样子，都是喜欢跑来跑去到处玩这种，就很有英雄情节嘛。也有的，是吧？也会练武功啊，这种。嗯，对，他还教梁朝伟练咏春呢，听说。啊。 <laughs> 没没，这个没有。我 <laughs> 我们一起研究，但是我不是叫他。嗯，但是他真的，你看，跟王家卫拍电影还就不一样。我听他们讲，王家卫拍这个《一代宗师》啊，叫来那个编剧啊，这资料就这么厚。 就做多少年的这个功夫，你看他《西游记》都没看完过， <laughs> 哎， <laughs> 这是有意思。但是你们俩，你们俩可能有一个相像的地方，都是剧本没什么用，是吗？ <laughs> 演员演员不知道该怎么演，就现全是现场决定。其实我我还是有一个剧本在的，但是通常在在演出的的的哪一刻就把这个东西都放都放在都放在一边了。对，嗯，实就是香港电影的特色，所以。 香港的电影的这个思维，嗯，就在这一点上跟大陆很不一样，嗯，就这个思维不是一个本子式的思维，嗯，是个导演看现场，呃，他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东西，他的一些的临时的想象力会决定了他的很多东西，而不是那个本子。所以，但是这样呢，是不是容易跟合作的人会不高兴？你让别人往往会很难做呢？呃。 我看应该也也会有这种情况吧，但是也也得说，这个也不是每一个香每一个香港的导演都是这样子，啊，我这个就是很个人的这个，其实这个导演的方法，就是当然正规来说是应该有一个本子，那就很简单了，就是大家都是，那这个东西里面就是最好的东西了，已经写在里面了，但是我常常都认为。 我花很长时间把东西写在上面，但是还不觉得它是最好的东西啊，嗯，还可以再好一点。所以常常都会大家知道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做不看，我们再试试是不是有更好的效果，还是更好的东西可以可以可以做得到这样子。嗯，但是这个是很个人，我认为。嗯，你觉得你像演艺圈有人说你不好合作啊，甚至对你有一些。 呃，说闲话的是因为你的这个原因吗？呃，这个我我也不知道，也也 <laughs> 也， <laughs>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就你也不明白为什么 <laughs> 啊？他们觉得你不好合作？呃，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呃，当然你会有，这肯定会有人觉得。 你是呃很难合作的人，不不好合作的，但是也会有人觉得呃是很好合作，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我认为。嗯嗯，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跟你结了什么仇嘛，就会说或者说以后就不可能跟你再在一部片子里有合作的。呃，这个就。 没法，那怎么办？ <laughs> 所以还是星爷，你知道我我我为什么？我不是故意要问你这个问题哈，我是觉得这件事啊挺有意思。你看他们就问这个黄渤，问这个文章，就类似就都都都问他说他能合作吗？这黄渤就说好像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对。 然后呢，这个黄渤的文文章都讲的很好。黄黄黄黄黄渤说，我我觉得我适应的挺好。然后文章说啊，这是他的电影啊，他当然有权这么做， <laughs> <laughs> 也说的很好。你知道，就是有的人啊，在一个圈子里，不光是电影行，哪个行当都这样。这个人呢，可能人际关系啊，人缘特别不好，但是这个人只有一样，就是他出来的东西是好的。 这个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嗯， <laughs> 你他，你是想说他也是这样，人缘很不好吗？ <laughs> 哎，就大家又又要这个东西，要 <laughs> 要要要认。哎，我坦白来说啊，就好像我我哎，就你看我一说激动，不是说我自己啊。我坦白来说，比如说我认识另一个导演，好像姜文对吧？也有些人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这个人就不太好合作？哦，是吗？哎，实际上我就觉得啊，他能出好的东西，跟别人眼里他的一些个怪癖啊。 是有关系的，他最认真呢，就他最不放过呀。就是这，我我没有过我自己这一关，我就不行。一遍一遍再来，我就不行。或者说，对，的确，昨天我们都说好了，今天我们要这样拍。嗯，说实在的，一般人呢不会为艺术牺牲到这个程度。就好比说我，如果导演大家都来了，都已经这样了，我就啊那就拍了吧。嗯，拍了实际是对大家负责了。 对人情世故负责了，但是对自己啊，就辜负了自己了。呃，其实一个人，如果你老这样做呢，你的东西啊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你反过来说，另外一种人的选择就是，我把你们都得罪光了，我也要我的那个啊，只要条件不好，没达到我的那个，今天不拍了都可以。嗯。所以你看，往往这样的人呢，他自然人缘就不好。嗯。你觉得我我这么说？ 有有道理吗？对，完对呃，完全完全是有道理。因为就举举个例子，譬如说一个镜头，譬如说啊，我就说拍电影的时候，一个镜头，你就呃拍了五十个 NG 了五十个，嗯，那你看大家会怎么样想呢？肯定会有人就觉得哇，这个导演就是很麻烦啊。 他是疯，他是疯子，他干干嘛拍五十个 NG， <laughs> 最后他还可能用第一个， <laughs> 你知道吗？对对对， <laughs> 你这个不是疯子是什么？是不是啊？有人可以这样子，肯定有人这样子想的。嗯，但是也可也肯定有人会想，哎，这个导演他有要求，他一他是一个最负责任的导演，是吗？嗯，啊，干嘛要就是？ 这个好啊，是吗？这种这种态度是非常好。相反，假如你拍个镜头，一 take 一个就 OK 了，OK 可以了，肯定就很多人会很喜欢，大家高兴，哇，太好了！这个导演非常准确，是吗？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就就不不浪费时间嘛，对，马上收工了，走了，可以。 多好啊！但是也会有人觉得，哎，这个导演，他要求不是那么的高，嗯，他就比较随便的，就 OK 了，OK 了，快点，快点这样子。那你看，都是总是有两方面的，无论你怎么样做，都是有两面，是吗？有人说，哎，顶呱呱，但是有人说，哎。 这个不行的。你看，你看，是吧？为他这个人缘不好找到了很好的解释。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龙·白兰度在好莱坞人缘非常糟，他糟到什么程度？糟到那个时候，他们要拍《教父》的时候，哥普拉就说这个要要马龙·白兰度啊，要找他演。但是，呃，电影公司整个派尔蒙、派拉蒙的就是千万不行，你只要找他，我们就不投资了，就不拍了。然后闹了好久。 然后最后找了，还是要找马龙白兰度。嗯，就因为他人缘很糟。但你想想看，假如这个戏不是马龙白兰度演《教父》那个角色，不是他演，会怎么样？就你就没办法讲了，这个。哎，哎， <laughs> 哎，舒淇怎么样？哈哈哈对，这个才是我们跟你做三集节目， <laughs> 对，终于重点现在就出现了。啊， <laughs> 我们就来。 不浪费时间了。对对对对对对， <laughs> 舒淇好， <laughs> 舒淇确实是好。好在哪儿啊？好在什么地方？啊，人很好， <laughs> 演技不太好，人好比较重要。人好，演技也好，演技当然好了。那这，你身为演员呐。 就是你看他们演戏，你会觉得就是有演的不好啊，或者说觉得我能演出来，但你们演不出来的一种一种感觉吗？嗯，呃，在过程里面当然都有的。嗯啊，我觉得过程里面你知道都是有时候会啊，我想这这样这样，他们说啊是不是这样的嘛？不是这样，是这样这样的，但是他们也会。 跟我一样啊，就觉得不是你这样，是我这样， <laughs> 所以这个呃蛮好玩。哎，文道，你看你是这理解不对，你是 <laughs> 研究电影的哈，不是不是不是。对，你说这个星爷啊，他这种魅力哈，他就是有魅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我就觉得他很有魅力，他的这种我用语言没法形容，他的这个喜剧啊，他的表演的那种非常快的反应。 或者是非常快的没反应，都他有他自己，你觉得他那种独特的东西是什么？你能形容？其中一个就是那很多吧，我想，其中一个就是上次我们讲的是那种节奏感嘛，就节奏感是怎么样？比如说大家在一群人在对戏啊，节奏感对戏的时候，本来有个正常的，就我觉得我说了这句词儿，我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接下来你该大概会怎么样？但是他的给出来那个反应，或者是慢半拍。 或者是快了半拍，嗯或者是走了一条岔路，就是整个那个节奏感一下掉开了，那就有点掉链的感觉。嗯嗯，他的很多的那种喜剧效果来自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上回我说自嘲也很重要？就是因为那种自嘲有时候也跟那种掉链是有相互关系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年他演赌神的时候，嗯，有一场那个很多人不觉得是自嘲，但对我来讲也是，就是他。 一个像当年的所有的港式英雄片一样，披着一个大外套，那个呃小马哥、马哥穿的那个外套，然后进来。然后以前的港产片都会给一个慢动作，然后怎么样脱外套。然后他的方法就是他走慢的， <laughs> 他自己活人慢动作那么像。但其实这也是个自嘲啊，这一方面是个自嘲，就自嘲的是这种电影的传统的拍了十几年的拍摄手法，笑话这个东西。 这是个在反英雄。第二呢，就是这也是个 off，就是那个节奏感，就忽然来到这怎么一下这样了？哎，节奏感很重要。对，你是这个呃不想自知，就知道这个东西这么演会好笑，还是你是反复的试过多次，才知道这样演比较好？嗯，都要反复试过的，啊，不是试的。 而且你刚才讲这个反英雄，这个也让我，啊，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个时髦的词儿叫“屌丝文化”。嗯，你你知道什么是屌丝吗？屌丝就是，呃，我大概知道的。屌丝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化里啊，早期也有他的电影里的这个影响，影响那种影子。哎，这种东西你是怎么得到的？你说屌？你你不是你早期的这个搞笑的里边很多这种草根呢，好像属于这种。 就像他讲的反英雄啊，这样的一种搞笑的这种桥段，你觉得是香港人开的玩笑里本来就有的吗？嗯，我也不知道哦， <laughs> 真的啊，这可能是我比较，呃，你说比如说草根一点的，那我这个是我比较熟。 熟的事情嘛，我就是草根嘛，所以你你就当然做自自自己比较懂的事情了，是吗？嗯啊，像我们说的某无厘头啊，呃无无厘头，对对对，你对着无厘头怎么理解？呃，也不是很懂，呃，反正无厘头的意思就是，呃，通常我们说无厘头应该就是呃没理由的，是吗？嗯嗯，就是。 不知道不不对，不知道为什么的那种是是，大概是那种吧。嗯啊，我我也不觉得自己是，非常的无厘头， <laughs> 是有一点无厘头的其实。 <laughs> <laughs> 但是，呃，搞笑的方法其实就是，就是我的方法吧，就是一些我的方法。我我想的东西就是这种，那但是大家觉得是无厘头也好。 呃，有厘头其实也 OK 的，最主要就是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大家是不是觉得好笑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你看梁兄他果然是专家了，他刚刚说这个节奏的问题，哇，我觉得真是，你不是专家怎么会， <laughs> <laughs> 怎么能知道这个节奏的的重要性？其实我们就说一个。 一个对白也好，嗯，以至于整个电影也好，嗯，其实都是一个节节奏感的，嗯，对，是影响最重、很重、很重的一个一个情况。你的节、你的、你不同的节奏，你就有不同的效果，对，嗯，对。整个电影好不好看，嗯，也取决于它整个节奏究竟你怎么样去安排它整个什么节奏啊？怎么样慢？对啊，从开头到尾一个电影。 对，哇，所以啊，梁松真是，所以 <laughs> 节奏 <laughs> 节奏感 <laughs> 是高人才能有的感觉。各行各业啊，达到艺术的程度，其实里头都有个节奏感。对对对，节奏感是吧？你看，人家相声也就是这样。相声，这个最后抖包袱是吧？这就是节奏感。短，别看同样是个笑话，它是短半秒钟和长半秒钟说这个话，中间沉默半秒还是沉默一秒。 笑和不笑就天壤之别嘛，对对对，这个东西真是厉害的。对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挺。哎，星爷的这个《西游降魔》啊，咱们终于现在他有一些剧透啊，咱们可以现在看一看哈，他在拍片现场的这个音容笑貌啊。 <laughs> 哈哈哈哈。 哎，你看，所以他跟每一个做示范，你看到没有？ <laughs> 我说这个人还拍什么戏呀？他一个人全演完了， <laughs> 这真了不起！哎，见到这教功夫，哎，这是脱衣啊， <laughs> 跳踢踏舞的嘛，果然很好，哎呦，真是，呵，这是群众演员了。 啊，去猪演戏，哎，你想又教教厂工怎么摆机器， <laughs> 是吗？哎呀，擒拿，你看擒拿，舒淇也看到了， <laughs> <laughs> 这是彩当呢，这是什么？这就教舒淇那一段嘛，是吗？对，哎，你还要教猪演戏是吗？对对，哎呦，哎，这个好玩好玩哎，你喜欢拍戏吗？很喜欢。你都看到了，你刚刚看到我多么的投入。 嗯，是。你看我叫舒淇的时候，是不是更投入？ <laughs> 更投入，对 <laughs> 哎呀，这是尤其第一次跟舒淇合作，是吗？对对对。哎，为什么以前不找他呢？呃，以前，呃，没没机会啊。就是你要， <laughs> 你看我，我要几年才拍一个电影，然后你看，对，要撞上，其实还不对啊，你可以的时候，他又没空了。 哇，这一次真的哇，他也有空哇，这个我觉得太主要，他不是有空，是有你。星爷很崇拜他嘛，星爷这个江湖地位摆在这儿的，所以人缘不好，大家都能原谅。 <laughs> 不，其实是因为我人缘很好，所以苏小姐她马上就过来了。她是这么解读的。哎，但是为什么你刚才讲几年拍一个戏，你这么喜欢拍戏，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拍一部戏啊？呃，那有时候你就想的。 你你不觉得他是能拍的，你就还要再想一想。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同时间也有呃呃想几个剧本的，嗯，就是看哪一个先那这对啊，所以就是同时有有几个呢？看看谁人，因为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也是要投资者啊，还有其他的配合啊，演员啊等等，所以嗯啊。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在大陆要给大陆观众看你整个讲笑话的方式，这个喜剧文化不一样？呃，我其实我从来都是都是那个那个 style，就就没有太在乎这个。呃，我我没有也没有一个。